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零四集。玉清宫，白标星君静容脸袖传道：“陛下，林清霄到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殿内传来一个平和悠长的声音。 进，白彪星君站在门口对林青霄示意，看样子白彪并不打算进入。林青霄低声道谢，迈入大殿。玉清宫是天地寝宫，占地极大，并不只是一座宫殿，而是一个宫殿群的名字。林青霄进殿后没有左顾右盼，行礼过后就微垂了眼睛，静静站在堂下。 片刻后，上手传来方才那道声音：“朱 <laughs> 仙石，是你发现的？”天帝的声音并不咄咄逼人，反而听着极其和气。林青霄拱手说：“回陛下，并非我一人之功，还多亏了我另外三个队友和天宇古行星君的援助。朱仙石乃众人合作之力，我不敢居功。” 天帝对林青霄这番话十分满意，小小年纪并不抢功，这倒难得。你们是如何发现诛仙石的？事无巨细，从头说一遍。天帝说是事无巨细，事实上不可能真的用流水账耽误天帝的时间。林青霄提炼了前因后果，把他们在大明城发现诛仙石的经过复述给天帝。 他条理清晰，逻辑井然，末了附上自己的猜测：雷烈王欲要联合红莲妖王。这一次虽然信物被换，但是红莲妖王已生出反意。接下来，他极可能会再度和魔域接触，望陛下明察，早做防备。听这样的报告就很舒服，一席话的时间，人物因果都罗列得清清楚楚。上位者听完就很快抓住重点。 天帝心中已有了章程，他看着台下清冷肃立的年轻人，对这个后辈越发满意。可能是刚从闭关出来，也可能是许久未见这个年纪的年轻人，天帝竟然生出些闲聊的兴味来。你姓凌，是凌渊家里的孩子？林清霄也有些意外，他没想到天帝竟然突然问起这些。林清霄拱手应道。 回陛下，正是家祖父。祖父，天帝喃喃：“凌渊都已经有孙子了，上次见他，他还是个半大少年呢。”龙族岁月漫长，天帝作为主宰一个时代的强者，他的年龄格外悠久，久到逝去多年的龙族祖辈，在他面前也只是个孩子。天帝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。 原来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活了太久，他的同龄人早已成为历史，他的晚辈也纷纷故去。天帝短暂地晃了下神儿，很快就恢复过来。他看着林青霄，突然齐了一声，说：“啊，你的龙丹为何不在呀？”在真正的强者面前，任何秘密都无所遁形。林青霄没有掩饰，而是说道。 之前家中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故龙丹离体，我侥幸不死，得到前辈指点，重回天界。天帝一眼就看出来林青霄体内的龙丹缺失，补在那里的是一颗神珠。天帝感叹道：“唉，多年未见，不知时间之神近来可好？”原来残念是时间之神。林青霄顿了顿，回道：“前辈玩心不改。” 天帝笑了，这句话什么都没说，但又蕴含了很多意思。天帝仿佛能想到林清霄困在神域时被时间之神如何摆弄了。连着说了两个共同熟识之人，天帝对林清霄亲近不少。天帝说：“既然遇到了，便是你的机缘，安心修炼便是，勿要辜负了时间之神的一番好心。”不过。 龙丹离体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你日后进阶亦需要龙丹来历雷劫。臣明白，此番从天宫回去，臣必要着手解决龙丹一事。家中琐事，请劳烦陛下费心，臣惭愧。既然已经要解决，那天帝便不再过问。天帝比林清霄大了好几代人，他看着这位年轻人。 <laughs> 不期然想起，他刚满一千岁时，亦是同样朝气蓬勃、踌躇满志。天帝发现，今日他总是感叹岁月，看来他是真的老了。天帝忽然转了个话题，问：“这次易华轩也在西尔米海，你可见过他？”“回陛下，曾有数面之缘。你们是同辈，都是年轻人，平时可以多多走动。” 武艺都是切磋出来的，闭门造车可不行啊！林清霄应下：“是。”陛下繁忙，臣已叨扰许久，心中甚愧，臣先行告退了。等林清霄走后，蹲在高台旁边，仿佛石雕一般的谢志开口道：“陛下，您似乎很喜欢这个年轻人。”天帝淡淡一笑。 一面之缘，说喜欢也谈不上，但是遇到出息的后辈，老人家难免要多唠叨两句。被天帝评价为出息的后辈，这其中的深意十分耐人寻味。谢智沉默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陛下，您正当盛年，无需这般悲观。”天帝摇头，他语调虽然缓慢。 但是其中的意味十分笃定，心魔难克，修炼到最后，敌人都是自己。这次我赢不过了。天帝唯一信得过的便是谢志。在谢志面前，他没有用尊称，也不吝于展示自己的弱点。谢志还想说什么，被天帝抬手止住，不必说了。修炼到我这个地步。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大限，但是就算行将作画，在乎天界十万年总没问题。你不必为我担心，生老病死、存亡兴衰，本就是天道恒常。本尊的力量自天地而来，之后还归天地而去，亦是好事。 谢志听后沉默许久，最终深深叹气。天帝把自己难得一见的脆弱袒露在谢志面前后，转瞬间就又强硬起来，恢复成那个没有弱点、没有七情六欲的天帝。这些话，不得告诉别人。谢志听到都十分无奈。我自然明白，我们相伴这么多年，你竟然对我说这种话。 天帝失笑，哼， <laughs> 我并非信不过你，只是如今情况特殊，大乱将至，魔界、妖界虎视眈眈，若是在这个关头传出天帝大限已到的消息，对仙界将是重创。谢之默然，他匍匐在高台旁，许久不动一下，像是一尊石像。 天帝从宝座上站起来，慢慢踱到窗口，他看着外面涌动的长风浓云，忽地叹道：“唉，起风了。”院子里莫名刮起一阵风，洛寒将乱舞的发丝按住，对天宇星君说：“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林清宵出手时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也不要求星君做什么，只是想把真相告诉您。” 如果以后传出什么话，仙君心里也有数。洛寒没有附加任何自己的情绪和猜测，他只是将当时的场景重现一遍，叙述的语言也中肯客观，不带任何立场。他话尽于此，孰是孰非，交由天宇星君判断。天宇星君听懂了，林崇玉动手在暗处，林清霄打那一掌却在众人面前。 若是有心人做文章，确实有很多空子可钻。天宇星君神色严肃起来，说：“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会派人详查。朕前暗算同门，此乃军中大忌。若是此事落实，天书院绝不会轻饶。”洛寒松口气，由衷道谢：“多谢星君。”此事说完，天宇星君也该走了。洛寒送天宇星君出门。 在门口时，天宇星君嘱咐：“淮阴岛地方偏远，一来一回，光路上就要花费不少时间。这本是天书院的分内事，却要劳烦你们两个小辈。这次辛苦你们了。”星君这是说哪里的话？吞元兽原本在希尔米海，是我自作主张将他带出来。既然我将他带出来，那就该为他的行为负责。我还没去过南海群岛呢。 这次能跟着天书院去淮阴岛，是我沾了天书院的光。这一路上还有老几位星君照应我们。洛寒话说的非常漂亮，天宇星君明知道这是客套话，听完之后也十分舒心。这样聪明通透的小姑娘，怎么能不招人喜欢呢？洛寒见状，顺势问道：“天宇星君，等取出镇魔石之后，吞元兽该何去何从？”这个问题，天书院内部也讨论过。 天宇星君沉吟片刻，悄悄给洛寒透了底：吞元兽先前因为大肆破坏仙界，被明武仙尊关入了希尔米海，并设下空间阵法。但是说到底，吞元兽并非任何人的私有物，更非囚徒。从道理上讲，他去哪里都是自由的，只要他不惹是生非，不扰乱天界秩序，道君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 明武仙尊便是明武天帝，当初将吞元兽关押入希尔米海的人，同样是空间阵法的创始人。明武帝亦是龙族，因为修为已至大罗仙尊，所以也被后人尊称为明武仙尊。洛涵明白了，他带走吞元兽可以，但是要保证吞元兽不惹事儿，不破坏仙界环境，可能还要定期和天界报备行踪。 这些要求并不算过分，洛寒点头同意了。好，我明白，我会好好照顾吞元兽，不会让他去危险的地方的。天宇星君点头，两人心照不宣，就此达成协议。其实吞元兽一直都是仙界的一项难题，它是神兽饕餮的后代，杀不能杀，招安又招不了，只能关在米海拖延时间。但是拖终究不是解决办法。 吞元兽因为被囚禁在希尔米海，怨气日益高涨，对希尔米海的破坏也加倍增长。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希尔米海会再也关不住他。到时候他恢复自由，将会对天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。仙界众人对此愁了很久，没想到如今吞元兽如同转性了一般，竟然十分听洛涵的话，这实在再好不过。 虽然他依然忍不住走到哪儿啃到哪儿，但是和天书院曾经预算的损失比起来，这点损失简直九牛一毛。只要吞元兽一直处在这个状态，那被洛寒带走也无妨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